些人呢，更多的是闻到这个，他不知道中个它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啊，参差不齐。其实呢，在我们这里，这一次大概有一百多号人吧，我估计这个装修的呢，不会就百分之十到十五，哎，装修的。然后其次呢，就是说单单知道点佛法的东西，另外一些呢，可能就是哎，单单才道点什么，就说单单知道啊。那么像这种。 就是补齐的这种，呃，呃，这个长期存款，那我们在。 工厂实在是太神出神。呃，我一直在寻找一本写我的书，但是，包抄法我寻找很多，我总觉得还是和自己感觉到还有距离。其实，直到我们后来那次那书差写岛，原来不工厂可以让根和层次断开，也就是。 眼耳鼻舌的意和色声香味之外，兔子也不看。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当时真是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觉得这个法门殊胜。其实我觉得我在也外面流浪也看一些，老流浪也是没有什么意思，很想回家，但一直找不到回家的路。直到我觉得，为什么我回不了家，是因为。 我看到大的慈，我心就在动，所以永远在不断的造业、不断恶因。而如果众生能够他的学习彻底的把根和尘彻底断开，就犹如一个坐牢的人出回来，看到鬼，女，他也不动心；一个饥饿的人看到一个美食，他也不会动心，不会杀杀生。如果一个成穷的人看到一千万，会。 那这个是真正能够做到不们不动，所以我我真的非常赞叹，也让我下定决心好好学共同禅。那还有就是看到后面有一段话，叫做：“是啊，原来我知道正道阿罗汉像十相分解五分十相分解，由于是绑着我们十条绳索全部要断，因为有一条不断，我们解脱不了。而共同禅的决心就如同一把剪刀。” 可以把十条绳索全部剪断。我看到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让我下定决心，一定好好练。那么，杰浩是一个在座很惭愧，是个惰性很重的人，所以我也在这里给自己呃当众做一个鞭策和警示，像杰浩所说的，每一天至少练一个小时以上，当众宣誓，如果做不到，宁愿不 所以说，因为我做大件这个事的话，我相我可能还会做些继续办办子。但是因为我是觉得真的实在太了，因为不想流浪，啊，很想回家。所以说，真的非常感恩。嗯。他回了感恩多天。真正的要把，能够，加强下来加固。嗯。 万语吧，呃，一句从最后几几句话，送给龙天尊者，送给长老，也送给小尊者，送给各位老师，包在心头，感恩你们。洞中城，洞中长感悟，弟子入山一路尽，仰望天穹玉奇，觉知当下风云过。 生死解脱一动。 าตินี้ไม่ได้เจอ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กระทบแรงๆแราก็ไม่ปกติ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รื่องไม่ปกติคือเรื่องภายนอกภายนอกก็ไม่ปกติภายในก็เคยไม่ปกติหลังจากนั้นก็ไปเก็บอารมณ์สามครั้งเก็บอารมณ์แบบ

这是一条歧路，是不是短路？是一个歧路，是个正法。首先能感觉到，他在那个东，是清楚的感觉到当下啊，能够，他的一个结构，包括说能不能，呃，如果你要遵循那个第一句话，呃，第一段文字啊，我看了那几个字已经很受用了。当两者来时，同时要知道身体的动作，这就。 灭火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能够灭一些小火，看什么时候能够把大火都灭了，那叫火灭，那就吹，就呃达成上岸。因为我说我很多啊，就说这个，也是比较激动，也是比较散乱，呃，这个场景。总之我感觉是千万的。话我就不太会说，我比较喜欢就有点平淡，有点有点平淡，前天就短诗。 就送给呃两位作者，就颁奖。严老师，这在座的，呃各位同学，呃，现在不跑，请多多批评指正。我那个名字叫做洞中传奇。呃，下面我给大家就朗读一下：爱恨红尘，他嗔痴，六祖茶塔洞中奇。在洞中，你知道，什么？知道了啊。 千头万绪纷飞燕，燕头一个一个出来，这是都能感觉到。身心都是梦幻，真心梦幻水流溪。呃，像那个端午节粽子的时吧，呃，那头像溪水的很脏的流动。四点七亿四刮目，呃，我们这个长期下来，大家应该都。 应该刮目相看，呃，回去把这个好好，我们一起师兄弟像古今给他练了。四年七日四八路，正法绝照，断无师。呃，闻目睹君不迷，呃，可以大可但不要迷。冬雪物价也开悟了，冬雪都开悟了。 冬雪雾降，春雨湿。昨天下标雨了，我昨天昨天写的啊，谢谢大家。 出家在家的各位菩萨，为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能聆听正法，也感谢在座的各位促成了这个法会的举行，让我们在这里认识到的法。 要求闭关九年，保证打刀票，但是闭关九年，这个资源也太大了，我暂时还想不出来。而且这个传承要求前行，OK，背，还有 Tibet，有阿赞昆定，说，呃，柬埔寨三 ได้บรรลุก็เลยไม่เอาก็เจออาจารย์อีกคนหนึ่งที่ทิเบต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แปดปีละเก้าปีเนี่ย รับรองบรรลุแน่นอนเขาก็คิดว่ามันนานเกินก็เลยว่ามันนานเกินคิดไว้ว่ารับรองว่าจะบรรลุแน่นอน แต่ก็นานเกินกลัวว่าจะตายก่อนนั้น 相当于大圆满心水的口诀部分。呃，有些人可能对藏地大圆满有一些了解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。最高层的一些口诀，有一些人接受之后，有些抱怨：太简单，大圆满的心要为什么是这么简单呢？ 好像一点作用都没有，修了几个月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有一些得到口诀的人，他是从自梁到加兴到升起寺路一路上去，闭关了很长时间，拿到了同样的口诀。当人家问他这口诀怎么样，他能把我不出声。啊，这问题不要提了。 今晚对面的那家牛牛肉店，那很好吃。今晚我们去吃，怎么样？他他们为什么这样？他们绣了好，有基础，拿到感觉之后马上能用，马上能申请接受。为什么那些人辛辛苦苦的求了这些口诀没有接受？就是没有这个基础，他们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平台，所以在大圆孔。 新兴的口诀上面起不了接受，所以他们说了一些本来不该说的话，因为这是很秘密的一个传承。但是我来到这里，发现这相当简单的话，实际上也是可以超脱的口跟大圆满口诀信仰部分可以说很接近。只不过我没有供养尊者一分钱的时候。 他已经把所有东西给我了。我有一次见到一位很大价值、力西藏的上师，他给我们消除一些身体上的障碍，我没有答应，因为这会损害他的健康。他帮我们消除身体上的障碍之后，他自己要闭关几天，把他排出来，我拒绝了，他给我的加薪。 我想要的是大满，是力浦的口诀，是解放人民的口诀。我不想要这些这么简单的东西。来到这里，我发现一分钱没出，就得到了这样的口诀，得到了直通地盘的路，我非常高兴。在看到这个传承的初期，我不相信，现在。 自身的感受，可以拍出，说，这是真的，请大家看。 证道无常，也多亏了尊者给我的口诀。这个口诀如果用藏文写的话，可以写几页纸，卖的价钱很贵，相信。如果谁愿意出得起价钱去求大圆满口诀去西藏去，至少准备几万块钱，求来的也是这样。 以个相机，这个非常难。 是法。 是是，你去去两天。我有一次在东莞讲讲课，讲完课以后呢。 没有办法，每次礼拜的时候没有办法这样的去礼敬尊者，所以我就会在这个地方进行礼敬。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张佛陀的图，哈，拈花微笑，拈花微笑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。呃，刚才我看到两位师兄做了一些诗。 เขา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ั้น เขา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ก้มมาทางนี้เขาเลยก้มไปทางทางนั้น เขาก็เลยมองเห็นว่าพอรูปที่ติดไป เป็นรูปภาพก็จะนึกถึงอาจารย์สอนให้ยิ้ม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ในพระพุทธรูปดูเย็นมาก ยิ้มนิดนิด รู้ใส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คืออะไร สามวันรู้แล้วก็มาถึงนี่เขาก็เลยรู้สึกของมีบนเหลือเกิน สามวันท่านให้รู้แล้วก็มาอยู่นี่ เขาได้ของวิเศษแล้ว缘起时，性亦空。哦，我知道这诗的。 大家可能听到但是不是看很多的，只是感受，我就简单的、简简单的说一说。就是在这个长房内，我们每天都清净、真整。而我自己个人是，我每天其实也有很多答案，但是听到长老的开示，我就有一种很大的慈悲心。当下我第一次见长老的时候。 想哭的冲动，呃，就在这里对自己说，在这里做的每一位，一切都远在我之上，我应该没有问题。确实也是这样，事实上我每天都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小倩的时间我从来都不去问。呃，不可思议的是，我的问题在大家的一问一答之间，不经意的也都。 องรอไม่ได้ถามคำถามไม่ได้แปลว่าเขาไม่มีคำถาม เขาก็พยายามจำคำพูดหลวงพ่อว่ามีแต่คำตอบไม่มีคำถาม แต่ไม่แน่ว่าเขาก็ได้คำตอบทุกครั้ง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เพื่อนๆก็ถามแล้วก็คล้ายๆคำถามของเขาแหละก็เลยได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ได้คำตอบได้ 在我们心里面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收获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微笑，也就是啊佛陀电话的那个效意。当我在第二天早上做手部动作的时候，有一次动作做到心口这个地方。 做了一次，当做这一次的时候，我不由自主的有一个数字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就跟着我的手臂动作一起跳出来。当我被看见，缓我跟他走，走到第七的时候，这个手停在了我的心口。大家如果做一下就会知道，第七个动作的手刚好在你的心上，然后我就突然间。 有一种感觉，轻轻变，呃，觉行特别是那个时候想到的。轻轻是指什么呢？轻轻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手部动作，是由十四个动作组成的。在佛教里面，轻代表的是一个大圆满、大究竟。 ก็พูดเลยแล้วตีดองก็เลยพูดมันก็คงบอกว่าพูดอะไรก็ได้ แต่ต้องมีสตินะขณะพูดเสร็จแล้วยัง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这个时候，我就悠悠的去回答他想่些什么工作，人类也一直在谈恋爱。但是我就听到他们还是说，任何东西逆魔斩佛，逆魔่魔，不过是痛，就忍忍，让它做做。 真的是，一火了之后眼睛就不痛了。然后刘师姐一种高兴的心，哦，原来真的很灵验哦，不知不真的很灵验。当这个高兴没多久以后又痛了，后来又开始不断的做，不断的做，因为可能是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之下去做。 อันนี้เมื่อกี้เขาเทศเขาเทศ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เขาพลิกมือ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ขาก็นึกถึงที่เขาเคยเรียนอะไรอะไร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ะนะแล้วก็แล้วก็พอพลิกขึ้นมา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ขาก็เริ่มอะไรพอมาอยู่ที่หน้าอก มาอยู่ตรงใจเขา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หมด computer ู่ที่นี่เขารู้สึกเป็นครอบครัว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ไปไหนมาไหนไม่เคยเจออย่าง 好的。 因为没想过要特别什么生老病死，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对我很好，我会看到真实的东西。谢谢大家。 那个时候我就非常高兴，了解佛法、佛陀说的法的那个呃，以前看的那个经典，我在戏上可以看，那时候都不懂，因为不是从身体上体验。

一点一点一点的，我灭去了。但是我很懒，我一年多我都没什么坚持量。但是我从这个量上已经改变了很大。要是我还在像以那样苦练的话，可能真的不用一一个月或者三个月或者一年三年，就在座的各位都成了阿罗汉。谢谢。注意。 <laughs> 电波，哎，电波，呃，卡丁卡丁，卡丁卡丁，谢谁吧，不叫卡丁，不是卡丁，不，收错不，呃，时间有限，我曾经。 这尼他成皮了三零年了，的，感觉他有三嘛，三没就三丧。他讲他成皮了三零年现在一天大概是是一百次左右。我的目标是一天带我一天是多少次？一秒还要死多的是多少？一天有多少秒？不知道，总是一秒还要死很多次。不知道大家听不听明白？因为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我的信号是 O。我我不在们接接收接收到这个信号，接收到了就会听得懂我在说什么，接收不到就以为我在发疯，这就是电波。OK OK，呃，来说一个说一个故事啊，因为我现在死不去，现在这一刻死不去活了，为什么会活呢？因为我觉得我看到自己。 看什么就像什么。有。啊，看到自己像个麦克风就是麦克风。像看到自己像这，我对这个世界太爱。了。我舍不得死，所以能死一百次，我想死一万次。如果爱你们的话，真的想死一万次。哎，呃，废话就说到这里，说个感受。呃，学习动中产要达到百分百的灭口。 只有一个秘中，就只有一个道理，记住，百分百的内核就是百分百的信念，诚不是加，是诚，百分百的爸爸。 มุมที่สุดอะที่อยู่ตรงเสา 今年十八岁，十九岁，十八岁，这是第二次参加灯笼台，上一次是在浙江上虞参加了龙门甘甜主持的灯笼台，请下面请大家听听他的体验。 样，就在土壤中去来去去的感觉很多很多，就这样。 ่าตอนอายุน้อยอายุมากอาจจะเป็นคารวะหรือเป็นนักบวชนะก็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ถือว่าเป็นการ มา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ใหม่ของ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ละเริ่มค้นหาคำตอบของชีวิต เริ่มเข้าใจ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ของชีวิตแล้วนั่นก็ค่อยๆค้นหาไปแต่เราก็พบคำตอบในตัว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不管是年纪小的还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老的啊都没关系啊都恭喜他 to 这只是动物上的修学的技巧。佛魔本是同根生，李老师复的跟我们说：“佛来掌佛，魔来掌实际上，这所有的境界、万法、唯心造，四圣六法，菩萨、佛、真本元觉乃至六道，这四圣六法，通通都是心演变出来的。所以，我觉得真的是佛魔。 是同根生，我们不要执着于一辈子成佛，也不要觉得我贪嗔是魔，在我心中那澎湃快就的排斥它，两边都不用执着，所以让我们回归我们的觉性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中道。跟大家共勉，谢谢。 คือตอวนนี้เขาประคองมากเลย ใช่ประคอตอีป้าย ไม่ได้ยินขึ้นเจอช่วยอีป้ายยืนขึ้นเวันแรกใช่ 首先，找主就是打完一切，最这次的球，挺难的。我参加过两次弹球，第一次弹球好像是挺轻松、很顺利，就这样很单纯的走出来，了，然后也给了自己。从那一次弹球以后，那自己的信心非常足，那种信心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自己。

刚刚好了以后头痛，头痛好像过去了，我就得他呀，其实当下这一切都穿过去，我觉得好像是往后会顺了。可是呢，第四天早上还好，好像因为因为一切身体的超越，在那个放松的当下，真的好像很短暂，那种清明无奈。 后来呢，不久就耳朵开始响起来，这个耳鸣呢，非常的响，响起来有的时候还带有节奏，那种节奏会把我的手带慢一点，好像那那又快了，快了完了又又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那就像内湖一样，我用过的，所以我觉的手它比较慢一点。好了，那个手是不是能动起来，好像还可以用力。 我没办法了，现在，那就走出去，向外面，向外面，我就用力的走，走走就觉得好像不对劲，我就很担心，不一定应该，这样。该多站几秒，我应该，我应该多站几秒，我应该，我应该多站几秒，我应该，我应该多站几秒，我应该，我应该多站几秒，我应该，我应该多站几秒，我应该，我应 这个耳鸣它他持续一段，他觉性不好了，我好像他轻松了，手也很轻松，身体也轻松，为自己有点沾沾自喜。 因为我一平时我很我不想分享的，我最喜欢听别人分享。所以呢，这是刚刚我们的那个蔡妮和我们那个雪莹他们两个分享的时候，我当时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我觉得我带着他们到这里来，我感觉到他们有这么大的收获，我太感谢了。 谢尊者、尊老所有的学员，给我们这次这么大的收获。所以这个动子禅的好，我们已经体验到了。所以，我感觉到我们家里都是动中禅在帮我们。从最困难，的我是今年这成长最难最难的一。 但是从里面走出来，我这一次，这一次我感觉到我很轻松，特别是有那个晚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从大海，我们全全家从大海里爬上了岸，我真的感到很高兴。但是这不能这必须我要坚持，坚持做下去。 我也感谢，在此我也在这里感谢我的妹妹小妹，给我们大家我们全家带来的这个缘分，谢谢。 减了几公斤？体重减了几公斤？体重减了很多。我以前的话是一百六十斤，晚上你就不吃饭，后边你那个。 我来的比大家晚一天，那关于我自己的收获并不少，在这里面呢，也感谢你我到这里面来的啊，同师兄、同师兄在这里面，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同师兄说他要到这边来，呃，做动工产，我说什么动工产？我还发短信说是不是要行走产啊？啊，确实是不太知道，没想到我们。 非常的有缘分，像我呃昨天分享的时候还说，当我做到第四天的时候，我的头包括我的身体都已经很轻松了。呃，李鹏老师啊还说呃不要执着的去找那份轻松。我今天在做练习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在想那个什么时候都会轻松，或者是我们回去以后他还会继续轻松，还是说他还会痛？ 那夫禅我领略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你不断的去活在当下，不断的去练习。当你去练一动一静一觉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自然会告诉你，它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。这就是我这六天来最大的体悟。我也呃坚信我自己回去会很好的练习下去，把夫禅告诉我更多身边的朋友。我相信对他们。 会有很大的帮助力。谢谢。นี่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เขาจะไม่เอาเบาไม่เอาหนักไม่เอาสบายกลับบ้านแล้วจะไปบอกเพื่อนคนอื่นด้วยให้เพื่อนมาปฏิบัติ真的好，大家下午好。刚才发言的秦慧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跟我们还有就是一起来。 进你说的就我们两个同学啊，就是我们以前上的都是心灵的课程，包括国内的，包括国外的。กเรียนคอร์สิวเพื่อนเรียนคอร์สิวทั้งหมดแพงมากวันละพันห้าร้อยหยวนวันละค่ะเขาเก็บเป็นหมื่นคอร์สละอย่างน้อยหมื่นบางทีสี่หมื่นห้าหมื่นหยวนเป็นแสน但是่现的情况是什么呢？ 就是今天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明天新的就产生了。然后呢，很多时候呢会不自在，这个不自在表现在，比如说昨天捐款的那个环境，如果以前的我捐的少了，我会觉得不好意思；捐的多了，我内心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就是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，老是在这样的不自在中。 然后呢，通过学习细胞的灵性的课程，让我了解到自己就是在电力控制下面，就像机器一样，就像电脑被注入了程序，自动的在运作。当我知道是这样的时候，那老师说你要知道你是这样的，然后呢，看着它慢慢去改变。但是老师说话很容易，我去做，非常困难。 那自从接触杜甫差以后，我觉得我找到了那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究竟的法门，就是我通过觉察能力的提升，到我自己自动化反应的时候，我有足够的空间去做我的选择。所以我的体会是说，我们学了很多西方的东西，就像蜥蜴一样。 中刚才我们国法就是中医彻底的，可以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我感觉这么好的国法还是免费的。我们很多同学觉得不休息的法门，一些都很会，所以这里我觉得内心非常喜悦，很高兴有这样好的东西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。这次我另外最高兴的是我的丈母娘。 我的丈母娘是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，她是七七年入的党员，一直就非常有爱心的在做村里做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但是她责任心太强，就把责任都拉到自己身上来，搞得很不自在、很爽。那这次呢，我把丈母娘请过来，她几天学习收获特别大，是心里很想说话，但是她不会说普通话。 我对我丈母娘做翻译啊。